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请来著名的新闻女啊， <laughs> 陈淑婉。那 <laughs> 不敢不敢。咱们也聊聊这个今天这这这这几天，咱们就有点晚了哈。大新闻，但是今天有最新的消息。今天这个卡扎菲的尸体在一处秘密地点下葬，而且我算知道什么叫兔死狐悲了。说卡扎菲死了，穆巴拉克听了之后啊，哭成脑死亡了。对，这人都 <laughs> 哭的。 就就哭的心脏停止跳动，嗯，你知道吗？医生给他吃了镇静药，怎么抢救？才才才抢救过来，说他大脑已经脑死亡还是接近脑死亡？你说他今天已经葬了？对，今天的新闻在一处秘密地点下葬。你知道穆巴拉克那个是这样哦，因为他们说这两个人呢都是独裁统治了很久哦。那看网络上很多消息就说这两个人本来就有一些交情的还不错。那还有一种比较另类的说法是说呢，是不是穆巴拉克这边子呢故意给他看？ 卡扎菲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刺激他，所以让他突然间啊，大家现在医生啊，医疗团队是说真的是救治无望。哦，你是说他的敌人就是想用这个吓死他？这是一种说法。就不用审了。 <laughs> 看宫廷戏看多了，这是你看他他是宫廷戏的兴趣。但是我觉得这几天至少有一部分人啊，有一种你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兴趣。哎，我觉得利比亚这个风俗习惯也挺挺挺有意思的啊。 而且排着队看死尸，对这个我在好像其他国家还不大见到，就是，哎，当年墨索里尼是是这样，他是吊吊吊起来是吧？倒吊啊，这个是放在冷库里排着队，听说是不是还卖门票？好像进去排着队进去看。 他的这个，我我看了一段录像，就是他他们进去看，还秩序井然的。然后拿着手机，哎，尤其是这个手机，很多人在拍，很多人在拍。然后那个那个进去的一个士兵在回答记者的问题，就是他是为了他死去的战友要去看，因为他说他的战友就是为了跟他打仗啊，打在飞打仗打死掉了，就是他们是反对派的，那意思是说他等于是我们终于把他打死了，就达到了我们的胜利了，所以我是带这些战友。 就是你，你从这个角度也理解他的心情，所以他这个尸体睡在那里，那个样子非常不堪，对不对？ 上半身这个没有穿衣服，然后这个行总之是一般来说，这个是这是这是超越人道底线的。哎，说完我倒想问你这问题了，看见你我就想起希拉里了啊！ <laughs> 你知道他们打死本拉登的时候，你记得那张照片吗？嗯，记得。他们在白宫作战室。问题是希拉里也是一位女性。嗯。你看那个每个人的表情，奥巴马就是这样看，那显然是看打死拉登，然后希拉里那个，就实际上就也表现出一个女性感觉到很。 惊愕的那个那个表情嘛，其实希拉里她虽然是看起来是女强人，可是她很多方面相对是比较直率的。其实不只是她看拉登时候表情这样，记不记得像这一次她得知卡扎菲死讯，她在阿富汗吧的时候参访的时候接受一个呃地方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那个录像算是用花絮的方式做的新闻报道。那个时候她可能是幕僚给她的手机里面显示卡扎菲死了，她自己就忍不住念出来了。 就一脸也是惊讶错愕的表情，后来人家问他，我觉得不愧是希拉里，他的反应是不到一秒钟，立刻就说 unconfirmed 未经证实的，告诉大家是未经证实的，但是还还是喃喃自语，那两次还让那你呢？ 你作为一个女记者，但又是女观众啊，对，你觉得在电视上这杂连篇累牍的在播那些画面，对，你你什么观感？哎，我自己是有个心情啊，我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哦，那个涛哥，我们对于利比亚很多风俗习惯是不太理解的。以前的这种伟人挂了的时候，他的遗体会接受， <laughs> 对， <laughs> 万人瞻仰嘛，哦，对。如果说是一个统治的，他是很受万民爱戴的，那可能有有这样的，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按照有一些士兵他们被采访的时候就说哈，那么伊斯兰他们有传统羞辱人的方式，就是把你示众，把你最不堪的样子示众；还有就是有每个人轮流吐他口水，打他一巴掌或踢他一脚，轮流哦排成圈圈，这也是一种传统的羞辱的方式啊，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呢，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远，那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实地到那个地方去采访哦，呃，所以我没我或许也没有资格去说一些什么。但我有一个心情就是盯了利比亚的情势这么久，你看我们每天新闻那边。 讨利比亚战火最新的形势，对，盯了这么久，守了这么久，那一天一撞主播台，然后就说，哎，靠，我们大家注意看有没有突发，卡扎菲死了，挂了。他说啊，我自己就是一句啊，然后心里在想，这到底是证实的，还是未经证实？心里会先想。跟希拉里一样嘛？对，我也会啊一下，因为我的心情是因为长期以来追了这么久。 似乎快要告一个段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场就想到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接下来你一定是看到利比亚宣布全国解放，你一定可以判断到后来怎么样。然后接着利比亚为了选出多少内阁的官员，要进入一阵子不稳定的状态，然后接着你要看到底是美国介入的首伸呢，还是法国因狗？你已经预判到，想到后来的情况。但我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自己在微博上我也发一个心情，说其实我我很难去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是说。 卡扎菲，他虽或许他做了很多让人家不堪辱骂的事情，但一个强人领导政治的过去，我不懂。对于一条人命的死亡还有欢庆的这件事情在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地方来讲，有没有真正的和平？你看，你看，接下没多久，看他的孩子，有点感触，在有点感触。这个我是这个这个这个看了很多。 关于现在他的他这个死因呢，还在这个还在对争议。你知道，我脑子里记住的几个细节啊，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士兵声称是我打死了卡扎菲，他当时描述的细节，他说是看见一堆人拥着他走过来，他上去就抽一大嘴巴，抽卡扎菲一耳光，然后说卡扎菲跟他说，我就像是你的父亲，对，然后他啪又一耳光，卡扎菲说你就像是我的儿子，然后然后这就有他他自己说，但你并不知道是不是吹的，到底是不是他。另外一个。 我呃所知道的就是我汇总啊，这家伙有点全球，你知道吗？先是在内华达州，美国的那天，卡扎菲要离开苏尔特，嗯，他那个车队啊，本来要凌晨三点离开，但是折腾折腾那种国家节奏慢，八点才出发。可是内华达州的美军已经知道了那有异动，然后呢，从九千六百公里之外，无人飞机已经起飞了。 飞飞飞！无人飞机飞到他那个车队的上空，发射导弹打。你看，这是美国炸翻了车。嗯，然后呢，法国那些那些欧洲国家的那个战斗机啊，那个飞机啊，也起来也打。然后没把卡扎菲炸死，然后领着走嘛，走走呢，钻到了下水道里，钻到个下水道，钻到下水道。这个时候，那些个民兵、过渡政府武装也出来追。然后呢，我也听到一句话，在下水道里。 有人喊，就说我的领导在这儿， <laughs> 他不知道在利比亚话是不是叫领导，就利就是卡扎菲在这儿，他受伤了，嗯，然后拖出来，然后拖出来呢？你知道最近一家英国媒体把那个他那个手机那个视频看不清啊，那个英国媒体弄了几个截屏，我看他们是企图证实，就是说他们处决了俘虏，他们是。 处决的幅度，哎，你看，你可以看看这几个照片，他们就用这个截屏，想叫我刚才企图证实。你看，这是从污水管里揪出来，你再看下面，受折磨的卡扎菲表情痛苦，到最后是右侧的脸部也被手枪对准，就左侧也曾经被手枪对准，对准太阳穴的地方。你看，垂死前几秒痛苦呼吸中，然后第四章还是在同一地点，但是明显已经被打死。 就是说，俘虏了你，再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被打死了。这段呃路线我仔细的看过，一共三分五十五秒，非常混乱。你直到最后还是看不清楚。看不清。他最后是谁打枪的和怎么样的情况，非常混乱。我全部都看过整个这一段，波斯很很惨，就是这段东西是个蛮耻辱的。就是这这个战争打到这个地步，就反正这一段是现在要调查嘛，现在要调查。但是我就看呐，我就觉得就是说。 可能青少年儿童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这个中年、呃老年男子，看看这个有好处啊。嗯，你就看到这个众众生平等啊，就人命啊，嗯，都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呐，本质是个什么，对吧？不可一世的这个人物，就像个猪一样，到最后死的就像个猪一样，可以就像个狗一样被弄死，有一个什么光环？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讲啊？你看我那天看见一个纪录片，他纪录片在讲啊，说人呐。 没有办法直接面对死亡，就像我们的眼睛不能直接看着太阳，所以我们看太阳的时候要用滤镜。所以呢，他就说，人类的葬礼啊，包括这种殡仪的工作，人类的葬礼就像是我们看太阳的一个滤滤镜、绿色镜。我们通过那个，我们才能看直视这个。可是卡扎菲这个，就好像没有这个了，眼睁睁就看着这个人呐，一切符号，一切个。 加于身上的这些个身份，这些个威风历史，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对，但是我我常常心里也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其实已经透过了滤镜在看事情，但还是不能够学习到一些真正该思考的事情呢？什么该思考？对，比如说我我涛哥，你刚刚讲那句话，我突然间想起，我很久以前哦这个在念书时代，我想想到了一段话，就不知道谁写的，说圣非清高，俗亦不低劣。 但不论圣人、俗子，其实不过都是血肉之躯的凡夫俗子。哎，对，我们大家不过就是血肉之躯，你一枪给我就挂了，我再伟大我都挂了。所以人不是生而平等，人是死而平等，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们说完说有一问题，对，因为其实呢，我就注意到啊，就是说我们刚看到那个图像，卡扎菲就这样走了，那人家网上就来讨论说这样走是凄凉吗？但有人也觉得他实在是不值得同情，觉得说他挂了呢，可能其实才是挽救更多的人命。嗯，对，但是总的呢，我一个信就是一个卡扎菲之死呢引起的一个联想跟争论到现在还是有的。嗯，对，到底该怎么样？ 我们我我觉得应该讲，就我们现在文明那么进步，科技那么进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一个生命的流逝？但是问题是，它又在一个复杂极其复杂的一个政治背景下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有很多生活细节，我们是远远不能理解。比如说，包括他们宣布解放的当日哦，我们前天记者也说了，你都已经解放了，感觉应该是过得更好了吧？可是那个枪声，他们还是习惯于把枪对空鸣枪。 要是在我们这种社会，我们走在街道上，你一听到枪响，你一定每个人都吓到趴趴趴在地上了嘛？你知道，就是土耳其啊，这常发生这个悲剧的。 前一这是去年就有个新闻嘛，在婚礼上，啊，这个呃新郎啊什么太高兴了，拿这个 AK 四十七，哇哇哇！我天，打这个枪抖啊，嘟嘟嘟嘟嘟嘟嘟，把他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岳父 <laughs> 扫倒了一大片，你说是是？这是很悲剧。狂欢， <laughs> 这个虽然讲来笑，但是在当场在是觉得非常悲悲的一件事情。是啊，从呃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可以说暴君最后被人暴死街头，这个也是有必然性。比如墨索里尼，嗯，希特勒也预计到这。 这个情况，所以他叫他身边的人把他的尸体烧掉，嗯，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他也有他的必然性。那么从实际的政治的运作来讲，我估计各方面都是觉得早点把他打死会好一点，因为审判会很多麻烦，而且他的死掉是就是因为他的局势不那么稳定嘛，所以他的死掉可以使得反对派更容易镇压他原来的余党，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尸体这个样子，我还是感到不安。对，你看他的意思，我还是在哪呢？我觉得以暴易暴不是一个文明，就是我们的文明远远没有进步。拉登之死也是，这一次也是。你你看他们最后啊，你比方说你想为什么秘密的安葬？嗯，因为嗯呃呃伊斯兰教是要土葬，其实他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已经有点违法。 但他们不不能够公开葬，因为他怕将来他的拥护派把那个地方当做朝圣，对对对，然后反对派又会去掘坟，对对对，变成一个新的动乱，所以只能又不敢像拉登这样完全由美军操作来做海葬所以这都是就是政治上运作可以理解了，因为他们实际现在里面的时候，但是我们我们远距离看。 不管怎么样，卡扎菲是那个时代几十年，他他是独裁者没错，但是他有很多的理念，有很多的做法，远距离看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的。 <laughs> 所以你有一种传说嘛，说卡扎菲个打的手上还摸血的时候，说他跟这些人们，有人说他求饶，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有人说他说的是什么，说说他们想要什么，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据说他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想要一夫多妻制。 哎，现在这点是实现了，所以我有点弄明白这个。过渡政这些反动派的男人打的这么来劲啊？说宣布解放，有有可能哈，实行一夫多妻？不是，这是开玩笑。但是徐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我我我觉着啊，他又有一个现代，你说他不文明哈，但是呢，又有一个现代社会很不同的工具。哦，你看我在很多照片当中啊，这是卡扎菲和他儿子的死尸，你就看见这个手机，你看，你看吧。 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啊，你注意这个照片当中一个个的手机啊，这个小玩意儿啊，我就一下子想起什么呢？野蛮呐，过去也野蛮的，但是呢，没有这个传播工具。嗯，你比如说关羽、关公给人砍了头，只是在传说当中传为呃传，大家唏嘘不已。可是实际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是不会有机会三国的时候见到关羽被砍头的这个样子。嗯，但是你看今天，哎。 萨达姆，嗯，不管是什么人，对吧？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他干过什么啊？你真的说眼睁睁看这么一个老头他这个这个这个表表情木讷的过来，然后绳子套套在脖子上，然后咣一下把这个脊椎脖颈椎坠断，嗯，是吧？然后就死在这。这是手机，你知道吗？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行为都能传播。 你说不是世界上什么时候都有野蛮，但是你看现在是什么都能看见的，而且是所有人都能看见。这跟诺贝尔发明的炸药一样，文明的进步，同时又是文明的灾难。现在那个手机是一样的道理，它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同时它可以继续野蛮。这是这是这是工具而已。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思考挺有挺有意思的哦。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你看它一个死状都能够传播。 所以现在还有真正的愚民的方式吗？哦，愚民卡扎菲被人家诟病，就是说他施行了很久的一个移民政策，就不愿意让利比亚的人民去学英语跟法语，就希望让他们在资讯上有一些切断哦。不过刚才徐老师也提到，就是你心里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疑虑的是，你看当对他的这种死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有一点疑虑的时候，当这种疑虑还在的时候，这种恐怖暴富的这种这种害怕跟恐惧。 还是在的，对。尤其现在又透过刚才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科技那么多的一个传播，你看这种印象的加强，是不是更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呢？对。他儿子不是说想还报报报报仇呢？他的遗孀，他的遗孀呢，就是呃卡拉菲卡拉菲的妻子遗孀，他也说了哈，他他自己怎么讲呢？他是说他用这种方式说，他说你看哈，这些外国呢，四十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围攻我们。 然后说卡扎菲呢，就是还是不愿意怎么样，也不愿意离开利比亚的人民。你看我们坚守了多久？好，这个东西虽然是事后话，可是对于原本对卡扎菲还有一些希望的人来讲，你觉得这话有没有用？就人家四十多国打你一个，对，打你的这个家族，那你们这个家族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奋战不懈，在这个利比利比亚这里。那那你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大家一定在边猜想，你接下来如果说当。 这一个呃过渡委，他们未来筹建的政府，他们在生活上可能没有办法如先前所说的革命真正成功了，给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你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会有一些像这个伊斯兰教，到时候又不符合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会有这些冲突。经济上倒不用太大担心，因为它的油实在太多。 <laughs> 他以前的六百万人能够过得好日子，因为他每年有几百亿的美金的卖油的收入。只要明年他能恢复油。 我觉得这个倒问题不大，实际的解决问题不大。但是问题是你站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来看，卡扎菲当初上台是七零年的那个时候，差不多就那那个时中国正好还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是全球是非常左的一个时候，六十年代，啊啊它他是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等于是这么一个六七十年代革命时代，现在仅存的。你说他理想主义也好，你说做独裁者也好，他两者是。 这个一个一个钱币的两面是那个时代仅存的，所以所以有些人站在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会对他有一些唏嘘感慨。那他是什么？他是人民委员会总秘书处的总秘书。 请记住他的职务，上校嘛。对。他就说他他一直说他不是任何官职啊，他早已经放弃任何官。他他的官职，他他曾经做过最高的官职就是人民委员会总秘书处的总秘书。这说明还是秘书的权力大呀。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都是去广告的时候讲的好。 <laughs> 刚才去广告的时候，我觉得说完有一个很有一发人很发自内心的一个观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角度说这个卡扎菲这半边脸的血都烂了。嗯，他说他当时啊，他就会想到，他说，比如说，如果是当年我们的蒋介石，被人看到这么一个样子，嗯，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你你想想看，就是当一切都没有这个照片图像示人的时候，包括关羽这么的英勇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就我们说传说会发酵嘛，嗯，传说传说你会把这个人他可能原本就啊一枪就毙命，可是把大家会把他讲成说他还挺立了几十秒甚至一分钟，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你说传说会把一个人呃，可能只是一种很快速甚至很狼狈的死亡，说成好像是个很伟大的一个事迹。所以你看这个像狗一样死啊，其实是去神圣化。 嗯，你就彻底的去神圣化。所以你看，我们就来看，当有人在忧虑说，支持卡扎菲人会如何如何报复的时候，但是如果一切都不是传说了，而是你眼睁睁看到他是这么样一个不堪的一个死法的时候，报复之心还会这么强烈吗？我我不知道，我不道，我没有答案，但我只是一个疑问。这个，哎，那我问问你啊，你好比说，当年台湾人看见这个阿扁的这个尾鱼肚子，对尾鱼肚，他不觉得有点犯恶心吗？ 坦白说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都要选举了，你知道吗？是事后你才会想到这这个层面嘛。嗯。在当下呢，因为从来没有对于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嗯，群众都会有一种未知的恐慌跟盲从的，对不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嘛，嗯、所以当然你事后就会觉得哇，这个怎么伤口这么的平整呢？当然就会去有一些有一些想象。不过毕竟他是没有，只是露个肚子，又不是说他的那个脸的表情。如果加上了表情，可能不一样。嗯，死去的呢，当然是悲惨的。 但是这种画面出现，说明赢的人也不光荣。嗯。哎，你说的这个话呀，倒是跟他们找的这个马未都说的话有点像。马未都说什么？说中国有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可卡扎菲不是俊杰，以卵击石，死于荒野，马革裹尸。这结局对卡扎菲本人不算是耻辱，你看他觉得不算是耻辱，而对强势的北约未必是光荣。嗯，你怎么看？ 刘少奇到最后到火葬场的时候啊，也是用化名的。嗯嗯嗯，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家很恨叛徒内奸公贼，对，上面也非常义正辞严的去打他。但是等到他真的这么去世的时候，他还用化名去火葬。没错没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就是呃高位的人。 被人当敌人惩罚到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地步，这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事情，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好像是不是还有着点为师为师体会对为就算你是就算你这个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都认为他是坏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说这样的一种肉体的惩罚。哎，所以要隐瞒。所以当时说有这个赫鲁晓夫给这个什么鞭尸啊，给斯大林嗯。 有这种传说没没没没没没，那边是是形容的说法，是批判的。哦，就对哦。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